เพื่อเป็นส่วนประกอบเราได้ทำสิ่งที่เราได้ยินเราได้ยินในสิ่งที่เราได้ทำเรา 那么，我们修行过程中的所有的体验、所有的经验啊，我们的智慧就是从这里产生的，而不是啊从我们的分别执着和思维里面产生的。 ที่ม็ใช่ความรู้เหมือนพระพุทธเจ้าประสบการณ์่เป็นวันเป็นเดือนหกมีอะไรบ้างเกิดขึ้นในคราวนั้นจนได้อุทานออกมาเป็นโอวาทอันแรกว่าแต่ก่อนเราไม่มีสติไม่มีความรู้เราเดินเล่นท่องเที่ยวไปในวงหลงเป็นอเนกชาติ ที่ตัดสรู้ในวันที่ตัดสรู้ท่านก็ทานในใจว่า แต่ก่อนเราอยู่ในความหลงไม่มีสติตั้งแล่นไปในสงสารถึงว่าเรียนวหวใจเกิดไม่รู้ตัวติดท่าตอนนี้ก็หยุดการเรียนวหวใจเกิดได้แล้วใ在啊佛陀。 迷失自己的啊，这样的啊过程中度过的，啊，那么从现在开始不能再迷了，嗯，每个人都是这样啊，从早迷到晚，那我不能再。迷。 就是在这个身和心里面不停的迷失，那么现在我再也不迷了，不迷这个身了，不迷这个心。 จนที่ลงไปว่าแบบนี้เราเห็นแล้วอันชื่อว่าความหลงเป็นสังขารเรารู้จักเจ้าเสียแล้ว มันเจ้าสังขารเป็นความหลงทั้งหลายต่อไปเจ้าทำให้เราไม่ได้อีกต่อไปแล้ว มันเจ้าสังขารทั้งหลาย现在我知道 就是这个啊四大五阴啊，给我们啊带来了那么多痛苦。那么啊，他就想说啊，告诉这个自己的身体、自己的四大五阴，跟他说啊，从今以后，我再也不会因为你而苦了。 那么，这个心，我告诉你，你再也不要啊，再去啊烦恼散乱啊，再也不会啊带来给我带来苦恼。是 เป็นจิตเดิมแท้เกิดขึ้นในวันเกิดวันหกนั้นเมฆหมอกเมฆมันบังดวงจันทร์ดวงจันทร์พ้นจากเมฆ那么，哎，是雾啊，雾啊，雾的 挡住了哎，这个雨，这个月亮。那么不是月亮，对不起，是雾挡住了太阳。那么啊，佛陀啊，这个时候就是拨云见日了。 มิสังขารคือนิพพาน สังขารเป็นทุกข์วิสังขารไม่ทุกข์วิสังขารเป็นนิพพานในความทุกข์มันมีความไม่ทุกข์แน่นอนในความเกิด มีความไม่เกิดในความแก่ในความไม่แก่ในความเก็บในความไม่เก็บในความตายในความไม่ตาย在啊生里面啊 再也不生了啊，在老里面再也不老，嗯，在病啊里面再也不病了啊，在死啊的面前再也不死了，嗯，再也没有生老病死。 这就是佛陀啊，他悟当天的啊事情啊，佛陀啊已经啊从悉达多王子变成了佛陀啊，彻底的从过去的。 旧的习气中，啊，贪嗔痴中解脱了出来。嗯。在座的。那么。 那么，在座的各位，我们怎么样？我们的心是否还在散乱？我们的心是否还在烦恼、分别、追逐、妄想？ 嗯，我们做到了吗？像佛陀一样，是这样的，嗯，还是我们每天啊，开心、伤心、开心、伤心、喜欢、不喜欢，还是这样的？ 那么悉达多王子呢？当年有苦，我们在座的各位也有苦。悉达多王子呢？啊，在当年呢，啊，有乐。 我们在座的各位一样有乐，悉达多王子有身跟心，我们一样有身跟心。嗯，那悉达多王子做到了，我们做到了吗？那啊，你看啊，做多忙，还没等了，这个准我记录。 ัวสีเหลาดอกบัวสีเหลาเราหนึ่งอยู่ใต้ดิน เราที่สองพ้นดินขึ้นมา เราที่สามกำลังจะพ้นน้ำเราที่สี่พ้นน้ำแล้วพร้อมที่จะบานได้ทันที就像这个啊，莲花四朵莲花，有第一朵莲花呢， 在水下边啊，刚刚长起来一点点。那么第二朵莲花呢，还是在水下边，但是啊，还是被水淹没着啊。第三朵莲花呢啊，就是在水的呃这个呃 <coughs> 上面啊，还是被水盖着浮着。 那么第四朵莲花，从这个水中或者是淤泥中啊，彻底的长出来，开放的非常美丽。佛法讲什么呢？讲功德，乃讲善业，乃讲善根。讲开个讲，讲诸缘头。 รู้สึกตัวอย่าเหยียดอย่าหลกรู้สึกตัว ทุกคนทำได้ถ้าใครยกมือเพื่อเข้ารู้สึกตัวเกียดเหยียดหลกรู้สึกตัวเรียกว่ามีหน่อคนที่มีหน่อภาวะคนที่แล้วภาวะที่รู้เช่นนี้ 我们就每天啊，手拿起来知道，啊，拿回来知道，拿出去又知道，要可以觉知，啊，就像啊种了一个莲花的种子，那么这个种子啊，当你精勤的用功，它有一天啊，就会像我讲的莲花一样。 อันนี้ถึงพูดถึงต้นต้นของพุทธกาลของพุทธประวัติของพุทธเจ้าไม่ใช่ให้ท่านเลยจำเราเพื่อเพื่อมามองเราเองถ้าเรามีการพลิกมือรู้สึกยกมือรู้สึกเคลื่อนมารู้สึกออกไปรู้สึก 就是这样，手抬起来觉知，拿回来觉知，啊出去又觉知，放下又觉知，就是这样知道觉知看见不成为的一个过程，啊我们就是啊找到了这个真正的菩提。 菩提就在这儿。พระพุทธเจ้าก็เหมือนเราสมัยเป็นสามัญชนเคยหลงเคยทุกข์ท่านทั้งหลายก็เหมือนเราตถาคตเราตถาคตก็เหมือนท่านทั้งหลายถ้าเปรียบเทียบดูเราใครก็เคยหลงใครก็เคยพูดได้เอาอันนี้เป็นเรื่อง 那么，刚才我讲的是悉达多王子的故事，在几千年前佛陀时代的啊事情。那么，佛陀时代的每一个人，跟我们现在的每一个人都一样，都是人啊，都有身，都有心。 所以他们能做到，我们也能做到。怎么能做到呢？啊，就是因为我们在看自己，我们在觉知自己，我们在知道自己，跟佛陀当年，跟悉达多王子当年啊是一样的。 我们就是这样，手一抬起来知道，啊，拿回来知道。 就是这么一个觉道啊，这么一个觉醒啊，就跟悉达多王子当年啊，也就是这样一个觉道啊，每一个觉道，每一个觉醒啊，就是在这样啊一个过程中下功夫，跟我们现在做的是一样的，一模一样的。六

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宗教、年龄、性别的人，都能自己看到自己，啊，从自身上去体悟、去学习的话，那么每个人都好像一个人一样。不得得 我们啊，靠自己的父母啊，靠自己的啊亲朋好友，靠自己的啊先生。 有一个什么东西可以真正靠得住的吗？要告诉大家，只有靠自己，靠自己的决心啊，跟决心在一起，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到底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

都不停啊去觉知，觉知，让自己时时刻刻都有决心，就是这样啊，就跟西达多王子当年是一样的，就这样不断的练习啊，当我们的决心强大到一定的程度啊，当我们的觉知力强大到一定的程度啊，你就会像西达多王子一样有成功、有成就的。 ก็ชีวิตของเราเนี่ย อย่าประเมินเวลานี้เรามาปฏิบัติ อยู่ที่นี้อย่าคิดว่าเราไม่ได้อะไรสักวันหนึ่งอาจจะคิดได้ว่าเราเคยพูดอย่างนี้อาจจะถวยโอกาสนั้นได้เวลามันจนมาอาจจะคิดเห็นการทำของเราเช่นความเกยดในปัญหาต่าง 那么我们今天是第七天啊，有一些学员可能并没有看到自己的进步啊，但是当你回到日常生活当中啊，有一天你会发现你需要这个东西。你需要什么呢？你需要有决心。 你需要能看到自己。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种了个种子，早晚有一天这个种子会开花的。但是对于那些啊依然啊坚信、决心可以带我们离苦的人来说，他回去以后会静静用功的啊，尽量找时间用功啊。叫你。

เช่นเรื่องโมกขันธ์เป็นพระสงฆ์เป็นนักปวดกัวตายมากที่สุดที่ตกกังวลเรื่องเกิดเรื่องต่างจนไปกราบทูลถามพระเจ้าพุทธเจ้าก็บอกว่าเธอจงมีสติเพราะว่าไม่ถตุลังตาไม่ตาม佛陀时代，舍利佛啊，有一次去曾经去问佛陀。 佛陀，我有一种恐惧，我很怕死。然后佛陀就告诉他：“你要有决心，一个有决心的人，阎王爷追不上你的。” 决心是属于我们每一个人的，每个人都有什么时候、什么地点，你都可以有决心。看你想不想有，要不要做，想不想看见自己？ 大家都醒一醒吧，千万不要掉以轻心，无常随时都会现前的。 我们想让自己不病、不老，那是不可能的；不病、不老、不死，是不可能的。所以大家切莫修行成儿戏，不要在这件事情马马虎虎、糊里糊涂的过着一辈子。 จ้องจะขึ้นในสิ่งทั้งปวงไปได้ชีวิตของเราเช่นหลงตาเนี่ยเรามีหูก็ใช่ไม่ได้มีปากก็อาจจะพูดไม่ออกเดี๋ยวนี้ก็โทมหลงมันนำโรคไปยั่งเลยไม่เหมือนปีที่แล้วสิบปีก่อนนั่นเป็นแข็งแรงมาปีนี้มันก็อ่อนลงนี่มันต้องเรไม่ได้เลย ไม่มีใครเป็นใหญ่ 那也可以更改，那嗯，就像我一样，啊，十年前如果你们见到我，啊， <laughs> 我非常的健康，啊，十年前，啊，就像这种天气，啊，那么在泰国就是僧人是不穿，啊，裤子、衣服，我们穿的衣服他们都没有穿。 他们的山上呢，最冷大概有十度，啊，最冷的天啊，我都什么都不用披，啊，就是这样的健康十年前。那么就连去年都比今年好，啊，今年这个啊四大五阴都开始退了，啊，都开始衰老了，嗯。那么身体上的衰老。 衰退跟心没有关系啊，所以大家在。 ปวางต่อพระเจ้านอปิยะมากกว่ารัฐบาลเป็นห่วลูกเศรษฐีอวกบวชพระเจ้านอปิยะสนใจทำไมจะบวชคิดยังไง在佛陀时代，有一位富翁 为什么你想出家？ ฐบาลต่อ่ารัฐบาลต่อ่า ร่างกายไม่มีใครป้องกันได้ไม่เป็นใหญ่ความแก่โ 间中是永远啊，长老用的词是永远都吃不饱的啊。世间人就是这么的贪，永远的都吃不饱，贪嗔痴永远不会停下来的啊。只有好好的修行，看到自己啊，才能彻底从所有的贪嗔痴和我们所有的欲望中解脱出来。 นี่คือคือโลกของของคนจึงมีศรัทธาเรื่องชีวิตของเรามองชีวิตของเราอย่าได้ประมาทจะมีสติทุกเมื่อเนี่ยเป็นการถูกต้องแล้ว那么刚才讲了这个贪嗔痴是永远也啊不会不会吃得饱的啊，我们就是这样的贪。 所以呢，如何让自己啊，从这么贪的一个一个人，啊，变成真正的啊能放下啊，这一切的这么一个人，啊，你必须要有决心，没有决心就只是一句空话。书本上看了多少，法听了多少都没有用，啊，实实在在的去做。 实实在在的去觉知。เวลาใดมันหลงอย่าประมาทในความหลงให้รู้สึกตัวเวลาใดมันโกรธอย่าประมาทในความโกรธอย่าให้ความโกรธนอนอยู่กับเราข้ามวันข้ามคืนให้รู้สึกตัวนี่นะควาไม่ประมาทไม่ใช่ออกปวดหนีจากบ้านจากเรือนเรือนไหนก็ได้อยู่กับพ่อพครัวก็ได้ 那么一念嗔心来的时候，啊，被气的不得了，非常生气。那么大家千万不要马虎，啊，嗔心就是地狱，千万不要马虎，啊，你的决心提不起来，你就跟着自己的嗔心，啊，不断的跑啊。 美好了多少生，多少世了。决心提起，马上知道，回到当下。พระเจ้รงสอนในปัจเจโมว่าถ้าท่านทั้งหลายจงทำความไม่ตระมาให้เป็นพร้อมเถิดนี่เป็นโอวาทพระเช่าขั้งสุดท้าย 在佛陀嗯涅槃之前，佛陀的最后一句话啊，就是告诉大家，千万不要马虎，千万不要马虎。 千万不要马虎的意思呢，就是说大家要有决心，时时刻刻有决心啊，时时刻刻能看到自己，看见自己啊，时时刻刻不跟啊贪嗔痴跑，不要成为贪嗔痴的奴隶。 แล้วก็มีการในการทำเราไปใช้กับการทำงานทำการ ไปรู้กับการใช้ชีวิตได้ ไม่เกี่ยวกับการเวลาเทศไปอากาศไหนเวลาใดเลย ผมรู้สึกตัวเป็นสากล不马虎不是说来到禅期中只来到禅期中不马虎不马虎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在我们整个这个人生中，时时刻刻、分分秒秒都有决心。在寺院里面有决心，啊，晨七的时候有决心，闭关的时候有决心，回到家里工作学习，在家庭中啊，在工作单位一样有决心。

以前的贪嗔痴再也没有机会啊来侵袭我们。如果没安定，知道呢？那老是说那慢生路，没没得把握，知道？没像的，住哪里都路得，把握知道呢？他成定的。 就是这一念的觉知，就是这一念的知道啊，就是这一念的觉性的提起。这个东西我每天都讲，其实它是不能用语言来表达的。现在大家能领会我讲的东西吗？ 它不是用泰文、中文或者英文或者任何一种语言文字或者啊佛学名相的圣词能来表达我说的不是让大家去研究这些言辞，是让大家去真的会做啊，就是这一面知道，就能让你彻底的从痛苦中解脱出来。 ัดว่าผู้ทุชนคือคนป่วยรักษาภาวะที่ป่วยได้เรียกว่าพระอริยเจ้าคนป่วยคือมีความโลภความโกรธความหลงความทุกข์ความทุกข์ความรักความชังแาลว่าคนป่วย佛陀说，世间人都像病人一样，得了什么病呢？贪病、嗔病、痴病。 分别病、执着病、妄想病，啊，每个人都有病，嗯。那么大家一般只看到是身体上的病，看不到自己心上面这么可怕的病，啊。 我们啊，从现在开始，从今往后，每天啊，要给自己治病，自己给自己治病，再也不要贪了，再也不要缺了，再也不要吃了。 เห็นมันโกรธไม่เป็นผู้โกรธ มันทุกข์เห็นมันทุกข์ไม่เป็นผู้ทุกข์ มันเจ็บเห็นมันเจ็บไม่เป็นผู้เจ็บ มันจะตายเห็นมันตายไม่เป็นผู้ตายไม่ตายความตายคือรักษาโรคได้他生气，看见他生气，啊，不成为生气的人，啊，看见他疼痛，啊，知道他疼痛。 不成为那个疼痛的人，他要死了，看见他要死了，啊，我们不是那个要死了的人。第二位，看看，嗯，第二位， ความไม่มีโลกเป็นลาภอันประเสริฐคือโลกวันนี้นะไม่ใช่โลกที่มีการเจ็บแค่ไปป่วยอันนั้นไม่ใช่โลกคือภาวะที่ก็ไปเป็นถ้าเห็นไม่เป็นเนี่ยมันจะรักษาหาย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啊世界？不是 我们所肉眼看到的这个啊生老病死世界，什么是真正的世界？啊，世界讲的是心灵世界，啊，彻彻底的啊，从自己的啊这个心里面去探知，彻底的从心上面的贪嗔痴分别追逐上面啊去学习。 去让自己彻底的啊，从这个东西中，这个心的贪嗔痴分别执着中解脱解脱出来。เราก็เห็นตั้งแต่ที่แรกแล้วในการศึกษาลื่นถอดเห็นรูปเห็นนามความร้อนความหนาวเป็นรูปขอบคนมันร้อนขอบคนมันหนาวไม่ใช่ตัวใช่ตน 就从这些贪嗔痴分别执着，就连今天的天气比较冷啊，我们应该知道自己的心在执着今天好冷了啊。早上起来大家有没有这样的心念啊？就是从这些东西中看到。 知道啊，然后从就是从这样的啊境界里面啊，看到自己，知道自己啊，就是解脱，也就是从这儿开始解脱。那么不管天气多冷啊，我们要。 感恩，感恩什么呢？感恩自己知道了，啊。那么现在几点了？有的人饿了，啊，你知道你饿了吗？你看见你饿了吗？那感恩饿。 那么我们都要去感恩啊，重要的就是看见啊，看见饿了，看见冷了，啊，不能成为他，不能成为冷的那个人，不能成为饿的那个人，不要跟着冷跑，不要跟着饿跑。 รรมชาติเป็นอากาธรรมชาติมันก็เป็นอย่างนั้นอาการมันก็เป็นอย่างนั้น ในรูปธรรมนามธรรมไม่ใช่ตัวใช่ตนมันก็แยกออกไปแล้ว เรียกว่าเห็นอาการที่เกิดกับรูปธรรมเห็นอาการที่เกิดนามธรรมเช่นความโกรธไม่ใช่จิต 一定要看见，一定要知道，一定要看透它，看破它。比如说生气了，啊，一念成心来，就坐在禅堂里，安安静静的坐着，没有人对你做了什么。 你就自己坐在那儿生气了，啊，生气了，知道不是我在生气，只是我的心产生的一种啊状态，一种出现一种状况，啊，那么马上觉知回到当下，千万不要把它称之冷热。 或者是饿，或者是吃饱了，所有的这些东西变成我在贪嗔痴，我饿，我冷，我饱啊，大家一定要看到这一点，啊，一定要知道它是根本没有办法控制的，它没有一个我在里面。 就是这样的一条路，每天看见他，不成为他；看见他，啊，不跟着他跑；看见了他，啊，不散乱。就是这样的一条路，啊，大家大家不断的走下去，你会发现，啊，你会有一个。 彻彻底底的改变。คือคนที่หายป่วยถ้าเห็นไม่เป็นนะเป็นผู้ที่หายจากโรคหรือว่าความไม่มีโรคคืออย่างนี้ไม่ใช่ไม่ใช่อย่างอื่นแต่ว่าที่เห็นไม่เป็นเนี่ยมันมัน มันขึ้นฝั่งไม่มุดเหมือนในในโอคาห้องน้ำ 看见自己有那么多贪嗔痴分别执着的病，看见了自己的病，知道自己得病了，马上啊自己把自己的病治好，就是这样，就是我们讲的，从苦海中啊上到了彼岸。 如果这些病你治不了，啊，你看不见自己，解决不了自己的问题，那你就永远在苦海里面啊，不停的轮回。南堂在清净啊，清净佛教佛讲南堂在清净，升来升来，เหมือนกับบอกคนเรื่องมดอยู่ในหน้าขึ้นสั่งมานี้ขึ้นสั่งมานี้มันมีฝั่งเราต้องมด 佛陀每天都在叫我们：“上来吧，上来吧，快点上来吧！”这是真的，每个人都能上去，看你要不要上。我们一般都是。 乐的时候，开心的时候，我不上去了，我不去了，我已经很开心了。一到苦的时候，我要上，我要上，上不来。那么，不管是苦还是乐，你看见它，不要成为它。啊，佛陀在叫你，快点上岸吧。 大家知道，有苦就有乐，有乐一定有苦，所以大家快点上岸吧，啊，不用在苦海里被淹着。 和淹到我们的脖子，喘不上来气。啊，大家每天都是这样的对话，啊，就像水淹到我们的脖子一样。หลังมันก็พอใจนะเวลามันโกรธพอใจในความโกรธรวมอยู่ในห้องน้ำไม่ถ้าจะโกรธเราไม่ยอมเราความโกรธมาคิดอยู่เหมือนคนอยู่ในห้องน้ำขึ้นมาจะไม่โกรธก็ได้ไม่ทุกข์ก็ได้ 我们凡夫的心呢，充满了贪嗔痴，每天在贪嗔痴中寻找快乐，啊，那就像刚才讲的，啊，被淹在苦海中、淹在水中的人一样。大家看一看自己的心是不是这样？啊，透不过气来，喘不过气来，啊，那么快点上岸吧，佛陀在等我们。 นี่เป็นการศึกษาแบบผู้ใหญ่ใครก็มีความหลงใครก็มีความทุกข์ใครก็มีความโกรธครมีความวิตกกังวลเศร้าหมองดีใจเสียใจขึ้นมาสามาไม่เป็นอะไรเนี่ยมันทำได้อยู่ ไม่เป็นอะไรกับอะไรเนี่ยพุ佛ธ刚才说了，佛陀在等我们啊，你要不要上啊？啊。 你还是啊一味的执着在贪嗔痴里面啊，众生就是太贪了，太贪了，什么都想要，什么都想有，你越想要，你越得不到；你越想有，你永远都不能拥有。啊，大家彻底的从自己的身和心中啊身上认清自己，认清我刚才讲的。 ต่อจาเราก็เป็นมิตรกันยานมิตรกันช่วยกันมันก็เห็นอยู่คอยหลงเราก็เห็นเออใครทุกข์เราก็เห็นอยู่ให้ช่วยกันนี่เป็นสามีปัญญากันยิ่งดีจะได้ช่วยกัน จะได้ดูกันโอ้ช่วยกัน อย่าหลง อย่าหลงอย่าโกรธอย่าโกรธอย่าทุกข์อย่าทุกข์บอกกันนะมา 我们这段人生是最有意义的。如果你没有做人，你就不可能听闻佛法了，你也不可能啊听到在告诉大家，让如让你啊如何的去上岸。啊，我们回到日常生活当中，跟自己的同修啊，跟自己同路的朋友。 坐在一起啊，叫什么？看大山啊，从早看到晚，不是这样。然后大家可以互相的沟通交流啊，大家共同进步。มันเรื่องหนึ่งก็เป็นเรื่องจิตใจนั้นไม่ใช่เรื่องความรู้ที่เป็นกรรมมาทำเป็นแล้วเจ็บมันดีแล้วเจ็บดีเป็นสวัสดิ์你最近有决心吗？ 啊，我昨天没有决心跟我老公吵架了。 <coughs> 你最近怎么样？啊，烦恼一大堆吗？啊，在一起讲一些修行上的事情，啊，讲一些觉性上的事情。啊，你最近觉知的怎么样？啊，你最近看到了自己的妄念吗？看到了自己的执着吗？啊，多多在这些东西上下功夫。

说心要是正常的，刚才讲了世间人都有病，贪嗔痴病、分别病、啊执着病。那么心呢，要是好的，要是正常的，啊，有时候我们很开心。那张老师，当你很啊过瘾的把你讨厌的人骂了一通的时候，你也开心。 但这不正常啊！我们讲的不是这样。的。当你把你很讨厌的人啊、很恨的人报复里头的时候，你也很开心。这不是真正的啊！我们讲的不是这个东西。你的心啊，刚才张老师是我讲过的，是正常的，是如如不动的。 คนใจร้ายต่างหากที่ตกนรกเล่าหลอคนใจดีเนี่ยเป็นสุคติเป็นที่หวังถ้าวันนี้ใจดีพรุ่งนี้ก็ใจดีพรุ่งนี้ใจดีเดือนหน้าก็ใจดีปีหน้าใจดีชาติหน้าก็ดีถ้ามันดีอยู่เนี่ยมันปัจจุบันเนี่ยเ่ยเอาเดี๋ยวนี้เอาใจนะเอาเนี่ย大家一直听到那个词啊，心啊，ใจดีใจ就是心，ดี就是好啊。 这个心呢是好的，心是正常的。今天心是好的、正常的，明天心也是要好的、要是正常的，下个月心也要是好的、要正常的。啊，明年啊，十年、二十年，心都是这样的。那么未来生未来世，心还是这样的？啊，而不是今天好。 明天坏，今天好，明天坏，不是这样的。聪明明白？都明白吗？有没有明天？有明天吗？没，在外没开着，开的聪明了。事实上有，但是大家都看不见。你能看见明天的事情吗？那玩，没没玩，开眼没玩。 昨天有吗？你现在能回到昨天的那一个时刻，或者去做昨天的事情吗？我们能看到的是什么呢？真正能做到的是什么呢？把酒吧当下。 就是现在，就是当下，就是这一刻，心好，心是正常。嗯，那你知道吗？现在你的心是好的，未来、将来你的心都会越来越好的。 如果你的心真的可以做到如如不动，那它是清凉的，它是凉凉的、清凉的，这就是涅槃。涅槃就是这样的。 就是这样呢，把迷变成悟，把不知道变成知道，把看不见变成看见，把太深深都变成这样，就是这样不停的在变。啊，看在地在变，也很困难啊。 如果一个心是好的，是正常的人，你可以靠靠他。啊，如果你自己的心是好的，是正常的，你可以靠自己。如果这个人的心是上上下下、起起伏伏，这个人靠不住的。啊。这个人是靠不住的。 如果那个人是啊一会儿生气一会儿开心的人，你千万别相信他，他是靠不住的。 那么不管遇到什么境界，发生多么啊可怕的事情啊，在人生中，我们都是放下，放下。 看透它，看透它，看破，放下，放下，千万不要阿长老做这个动作，千万不要不要把它紧握在我们的手中，其实是心中，不要紧握，不要紧握，放下，放下。南能，南能的罗，阿老方，南能，看内罗咩咩。

有这个六亿啊，六十多亿这个数字的原因是，每个人都有贪嗔痴，不同程度的贪嗔痴。如果每个人都有决心，都知道自己，都能看到自己，那么都像一个人一样。这世界上只有一个人，什么人啊？一个清凉的人，一个如如不动的人，一个涅槃的人。 那么，大家可以试想一下，如果全世界的人都能啊认识自己、看见自己，从自身上找问题啊，他的心都是清凉的，那么这个世界是多么的美好，世界和平。 是多么的美好。本地呢，忙啊，干活干得多，然后工作干得多，很难干得认真。晚上呢，很难干得浪漫，干得。有的人刚一跟他见面，还没有讲话啊，就看见他啊，你就觉得自己的心啊很平静。 你就能感受到那种清凉。有的人，你一看到他，还没跟他讲话，啊，你也跟着他一起，然后讲的就开始热，你的心里开始跟着他急，他燥，跟着他来燃烧熊熊的大火在心里。天，怎么冷？不睡觉，不吃 เอ้ามาไปวิท่าทางตรงนั้นปวดหน้าว่างอยู่ น้องเห็นพระเจ้าเห็นปิดทูเปิดทูใครมีลูกชายอย่างนี้พ่อแม่ได้ไหมครับใครมี 中文的意思就是，哎呀，哎呀，谁家里有这样的儿子啊？爸爸妈妈都会是亲娘的，爸爸妈妈也都会涅槃的。你爸妈我们有吗？ 回到家里，看见自己的先生、自己的老公，你会感觉到那种清凉吗？你的老公看到你能感觉到那种清凉吗？还是一看到你就想发脾气？那有在哪？旁边有在哪？本地有在哪？当地百度本地在哪？可以问本地。 大家要常常给自己提问啊，心是好的，心是正常的那个人在哪里？在哪里？他在哪里？啊，一直问自己他在哪里？你现在的心是好的吗？是正常的吗？是清凉的吗？你还是一看到你的先生啊？ 就不清凉了，就发脾气。那么，目前在我们，我们在培养方面，包括品牌这边呢，因为曾经啊，这个，是早茶法师啊，这个在金门岛啊，是很多教观。那么大家。 啊，如果都能时时刻刻保持决心，啊，大家都能做到心是好的、正常的、清凉的，那么你就跟我一样，我也跟他一样，他也跟他一样，啊，这个世界就是这样清凉的，啊，没有烦恼，没有战争。 会是多么的美好。ศาสนาเกิดขึ้นมาในโลกนะที่สุดคือพระศรีอายุเมตตาตั้งแต่กุกุสังโฆรู้ไหศาสนาเห็นว่ากุกุสันโสโกนาคโมกัจจโกโคตโมอายุเมตโยธาโร กุกุสัตโตโคดาสมนกัจโกโคตโมเดี๋ยวนี้อยู่ในศาสนาโคตโมพระพุทธเจ้าเป็นศาสนาต่อไปนี่จะพระศีอริเมตไตก่อนหนนั้นกมีหลายอง์อาจารย์อยู่ในสะโมสุดท้ายพระเมตไตคือเปรียพระพุทธเจ้าเอาสดเนี่ยศาสนาพุทธเจ้าต่อไปจะ คนมาปฏิบัติธรรมจะเข้าถึงพระพิยเมตตาให้มันนี้ก็ได้กลัวแปลไม่ถูก แล้วมาปฏิบัติตามคำสอนของพุทธเจ้าต่อสายแห่งพระพุทธเจ้าเนี่ย เมื่อมันจะเบินถึงที่สุดจะเข้าสู่ออกยังไมในใจไดคือคิดเป็นอันเดียวกัน 就是这样，刚才讲的啊，大家每个人都有觉醒，每一个人都能看到自己啊。大家没有贪嗔痴，没有爱恨执着分别。这世界上没有坏人啊，这世界上。

无我的，啊，每个人都一样，所以不要去做对不起别人的事情，啊，只在自己自己身上找答案，只在自己身上找问题，啊，不要啊再去啊做损害别人利益的事情，啊，损害别人利益的同时。

孩子我们都是一家人。你知道吗？你正在伤害你的母亲、你的父亲、你的孩子，或者你的朋友。其实，你伤的最多的，就是你自己。 万法唯心造，佛法就是心法。给大家看看自己的心，你的心是不是好的？是不是清凉的？大家每个人的心都是好。

สรุปให้เราแล้วชีวิตเราสรุปอยู่ที่เปลี่ยนใจที่มันไม่ดีให้เป็นใจที่มันดีเปลี่ยนใจที่ร้อนให้เป็นใจที่เย็นเราเปลี่ยนอย่างนี้นะถ้าจะสรุปก็คือสรุปอยู่ที่การเปลี่ยนแปลงจิตใจของเราจากใจที่ทุกข์กลายเป็นใจที่ไม่ทุกข์ 这七天来，你是否能从啊苦里面啊看到自己？你是否能从贪里面看到自己？啊，你是否能在啊春心起的时候看见自己？啊，你是否能在你啊无比的执着的时候？ 不能帮大家总结，大家好好的总结一下自己。เดี๋ยวจะมาจะยกตัวอย่างนะการปฏิบัติธรรมการฝึกสติในชีวิตประจำวันนะ ไม่ใช่เรื่องยากนะเราสามารถทำได้ทุกคนนะ那么啊，给大家讲一讲，回到日常生活当中以后啊，怎么样的来修，怎么样用功。 อย่างเราตื่นขึ้นมานะสังเกตเลยนะ ตื่นขึ้นมาสังเกตกายของเราอยู่ในท่าไหน อยู่ในท่าเหมือนตอนก่อนนอนหรือเปล่า สังเกตเห็นกายของเราตื่นขึ้นมาอยู่ในท่าไหน早上一醒来睁开眼睛马上觉性提起看一看啊你的身啊是什么一个状态你的手放在哪里你的脚 它在哪里？你是平躺还是啊侧卧？先觉知一下自己。หรือว่าสังเกตใจนะพอตื่นขึ้นมาในตาปลุกหรือมีมีคนมาปลุกขี้เกียจนะใจขี้เกียจไม่อยากตื่นรู้เท่าทันใจของเรามันขี้เกียจ看一看你醒来的时候，是不是因为爸爸妈妈或者

醒过来以后呢，马上提起决心，啊，让这个心处于像长老讲的一样正常的状态，不是这边一打扮，那边又打扮，啊，然后带着一种情绪的感觉，啊，穿衣洗脸啊什么的，马上让自己的心啊处于一个正常的状态，啊，没关系，没关系。 从床上坐起来，啊，走到洗手间要去洗脸，啊，就像惊醒一样走过去，啊，保持觉知，啊，是有觉性的走到洗手间。 ล้างหน้าแปรงฟันบางทีเจอน้ำเย็นโอ้ไม่ชอบน้ำเย็นไม่ชอบความเย็นเห็นใจเราที่ไม่ชอบเห็นกายเราที่สัมผัสกับความเย็นก็รู้สึกได้洗脸，今天早上很冷，水很凉，冰冰的水洗在你的脸上，看一下你的心，啊，是什么样的？是凉，啊，还是喜欢，还是不喜欢？ แต่งความล้างหน้านะก็พยายามสังเกตสังเกตการเคลื่อนไหวของเราไม่ถึงขนาดต้องทำเป็นจังหวะแบบเหมือนหุ่นยนต์นะทำสบายสบายรู้สึกตัวเคลื่อนไหวปกตินะแต่เสียงแต่ก่อนเราทำไปแล้วเราก็ใจลอยไปไปคิดเรื่องนั้นเรื่องนี้ ทำไปครั้งนี้ก็กลับมาสังเกตการเรา โดยธรรมชาตินะฮะไม่ต้องไปเคลื่อนไหวเสียปกติเคลื่อนไหวธรรมดาแล้วก็คอยสังเกตกายเคลื่อนไหว刷น呢也是一样。 不断的绝句，但是不要像一个机器人一样很呆滞的，呃，不自然的在背绝句，好像一个怪物一样，啊，不要那样，还是要自然的，啊，轻松的，知道知道。ตื่นขึ้นมาจะไปทำงานนะฮะจะไปทำงานโอ้คิดถึงเรื่องงานใจมันทุกข์แล้วโอ้ไม่อยากไม่อยากเจอเจ้านายไม่อยากเจอเพื่อนร่นน้อง 我吃好早饭，从家里出门，一想到等一下要碰到我的上司、我的老板、我的经理，或者是我的头，哎呀，昨天他刚刚批评过我，心情马上处于一种紧张的状态，不喜欢的状态，或者是说。 等一会儿啊，到了公司，到了工作单位，我等一下又有那么多的工作等着我大家好好的看一看自己的心，各种各样的啊心理活动都能看得到它。ขับรถไปทำงานต้องมีสติใส่ใจตามองข้างหน้าเท้าเหยียบคันเร่งนนั่งในท่าไหนก็ให้มีสติรู้ตัวอยู่ เท้าเหยียบคันเร่งก็คือให้รู้ว่ากายเรากำลังทำอะไรอยู่จับพวงมาลัยอยู่ก็รู้ตัว ตามองไปข้างหน้าก็รู้ตัว เท้าเหยียบคันเร่งก็รู้ตัวอ่า开车去上班啊要知道啊你的脚啊在踩油门啊如果这个油门踩大了会发生什么啊这个手呢把着方向盘如果方方向盘把不好 会多么的可怕啊！那么在开车的时候，不仅手要把好方向盘，心的方向盘更要把得好。รถติดไฟแดงหรือว่าเขากำลังซ่อมทางอยู่นะแทนที่จะไปโกรธนะหงุดหงิดกับการติดกับการรอก็เคาะพวงมาลัยเล่นๆเคาะพวงมาลัยเล่นๆรู้สึกตัวไปแทนที่จะไปโกรธเขากลับมรู้สึกตัวแบบนี้ก็ได้ 前面红灯，不管是坐车的人还是开车的人，怎么样？急了吧？急了，上班的时间快到了。啊，这红灯怎么那么讨厌？还不变成绿色？的？啊，这时候的心就开始躁了。啊，如果是一路都是绿灯，你就沾沾自喜，洋洋得意。我今天那么好命，一路都是绿灯。 没有迟到。啊，เป็นถึงงานนะเป็นนายเจ้านายพูดพูดไม่ถูกใจเราแทนที่จะไปเป็นโกรธเขาเป็นโมกิดกลับมาดูใจของเราออมาเปลี่ยนใจตัวเองจากใจที่โกรธไปใจที่ไม่โกรธ如果碰上前面塞车，或者有建筑工地啊造成的堵车塞车，哎呦，你要开始骂人了。 你就开始埋怨了那么来到了工作的地方啊，看到了你的同事啊，跟你好的，跟你不好的，看到了你的上司对你好的，对你不好的，你的心又开始变了。ทำงานไปบางทีมันเครียดมันคิดไม่ออกก็หมดคิดไม่ออกแล้วแทนที่จะนั่งเครียดนั่งทุกข์เปลี่ยนไปขอญาติเด็กไปเดินเข้าห้องน้ำ 都要不断的去觉知，要知道自己。那么下面就开始一天的工作了。啊，当一大堆工作堆到你的办公桌上，你又要看一下你的心态。哎我怎么这么倒霉？今天这么多工作，为什么别人做的那边没事干？ 啊，或者说今天几乎没有什么事情要做，你又得意的不得了，在那边散乱了。啊，大家好好的看一看自己的心。ใกล้จะเริ่มนานแล้วจิตใจมันสบายขึ้นโอ้รู้สึกมีความสุขก็สังเกตดูจิตใจเรามันเปลี่ยนแปลงแต่ตอนก่อนเข้าทำงานจิตใจเศร้าหมองตอนจะเริ่มงานจิตใจมีความสุขใช่ไหมเห็นใจแบบนั้นไหม 是什么让我们开心？是什么让我们的心情处于啊焦虑、急躁？啊，大家好好的去看一看，去品一品。กลับบ้านมาเห็นบ้านนรกไม่รู้ว่าสามีรกหรือว่าลูกทำรกนะแทนที่จะกวาดบ้านเฉยกวาดแต่กายไปจิตใจมีคิดว่าใครทำรกอยู่ก็จะลืมกวาดขยะภายในใจของเราออกไปด้วยนะ 上午一般都处于不是很开心的状态，中午开始有希望了，下午希望更大，三点四点快到五点下班时间了，好好看一看你的心，啊，你的心开始喜悦了，嗯，因为五点马上就要到了，准备好你的包包要离开了，哎呀，太开心了，我要走出地狱了，嗯，那么回到了家。 乱七八糟要打扫，心里又不开心。我又要打扫家务，又要做家务，又要做饭，小孩子还吵得不得了。哎呀，我的心又开始变了。对啊，好多多多对啊。initially 我们只是看，但是当我们开始关注，我们就会开始关注到他们所表演的。 หรือเข้าไปวิพากษ์วิจารณ์เขาคอยสังเกตใจเราที่มันไม่ได้เป็นคนดูกลายไปเป็นคนเป็นถอนได้เออกมาเป็นคนดูใหม่ ดูเขาแสดง ดูโทรทัศน์ก็แสดงด้วยแล้วก็ดูใจของเราที่มันแสดงด้วย我老公回来的很早，很开心。老公晚回来一点，又开始了，心又开始烦，又开始躁了。好好的看一看自己啊，那么这一天就这样过去了。 这一天有几次，你把你的烦恼变成了觉醒？这一天中有几次，你看到了、看见、知道了你自己？还是你从早到晚都是这样糊里糊涂的过日子，让自己的心陷入一个贪嗔痴的状态啊？一直都拔不出来啊！大家好好的去品一品，去看一看。嗯。 นอนถึงเราจะนอนก็นอนไปพลิกมือไปจะดิ้นเท้าไป ดูลมหายใจไปเล่นงมันจะหลับเมื่อไหร่ก็เลือกของมัน เราจะรู้สึกตัวไปเรื่อยจนทั้งมันหลับมันยังไม่หลับไม่ต้องไปคิดว่าเมื่อไหร่มันจะหลับนอนไปเรื่อย那么不管在工作中、学习中，当你一想看到，马上回到当下，或者你坐在办公桌上啊，百思不解，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你可以 嗯，装模作样的走到洗手间，嗯，其实你就可以好像惊醒一下，啊，让自己放松一下，或者去窗台上透一透气，阳台上透透气，啊，马上啊调整自己，让自己回到当下。那么晚上啊睡觉前，我要啊告诉大家，啊至少要有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然后把这一天的垃圾清理一下。 让自己好好的回到当下啊，觉性里面至少要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在入睡之前啊，让自己带着觉性的去入睡。ก็สรุปให้สรุปให้ฟังก็คือว่าเรามีกายที่มันเคลื่อนไหวชีวิตประจำวันตั้งแต่ตื่นจนหลับพยายามรู้สึกตัวในการกายที่เคลื่อนไหวบ่อยๆพอจิตใจมันคิดนึกปรุงแต่งก็รู้เท่าทันใจที่มันคิดนึกปรุงแต่ง 总结了，就是从早上睁开眼睛，一直到晚上闭上眼睛睡着，保持好你的觉知，时时刻刻提起你的决心，啊，分分秒秒都向内看，看自己不看别人。啊，好，下面 จับกันมันอาจจะเรียกว่าก็ปฏิบัติได้ ควรจะจัดตัดเวลาปฏิบัติในรูปแบบด้วยนะจัดตัดเวลาให้ลบเวลาที่เราต้องเกี่ยวข้องกับการงานให้เวลาที่เหลือเป็นเวลาปฏิบัติธรรมใน在日常的工作学习当中啊，尽量的找时间，只要有空的时间，中午休息啊，吃完饭就可以练一练。 啊，如果你怕别人觉得自己很奇怪的话，那你就轻轻地翻翻手，捏捏手指，或者你来回的走一走，他可能以为你在散步，啊，都没关系。那么尽量的找空闲的时间去用功，千万不要就让任任意的放纵自己，从早这样没有觉性的到晚，不要这样放纵自己。 นะเอาไปลองเอาไปลองใช้เอาไปลองทำดูแล้วเราจะสังเกตได้ว่าสติเวลามันงอกงามขึ้นได้ทั้งในรูปแบบทั้งนอกรูปแบบแล้วเราก็จะสังเกตว่าจิตใจมันจะเริ่มเปลี่ยนแปลงไปมีสติ มีความทุกข์น้อยลงเนาะ那么每一位的顿悟禅老师都有讲过，说可以向大家保证，只要你是这样从早上睁开眼睛，一直到晚上闭上眼睛，啊，尽量的让自己觉知。 尽量的活在当下，跟自己在一起，有决心的你，不久的将来，你的修行一定会进步的。